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七十六集。洛涵点开面板，将今日所有任务完成，还顺便看了会儿书。他学习态度前所未有的端正，清理了好些积压的任务。 洛寒都坐累了，然而另一边林青霄还端坐案前，认真专注的批复折子，期间连身形都没动过。洛寒实在忍无可忍，又憋着不想主动说话。林青霄见他气鼓鼓的，还是僵持着不肯和他说话。林青霄暗暗叹气，放下笔，主动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夜深了。嗯。洛寒面无表情的说。 我要洗澡。林青霄听到争冲，洛寒恼怒地晃了晃手上的链子，问：“你打算让我怎么沐浴？”林青霄反应过来，转过眼睛，尴尬地低咳一声。他走到洛涵身边，将他腕上的手环解开，都不敢多看，转身就走。林青霄退到寝宫外殿，收回神识，坐在外间批复奏折。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。 他看着眼前的字迹，许久无法集中精神。他完全屏蔽神识，不去窥探里面的场景，但是总觉得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他盯着奏折良久，实在看不下去。他合上折子，不得不去凉快些的地方醒醒脑子。殿外夜风阵阵，凉风吹在林青霄身上。过了许久。 他才终于觉得体内那股莫名的燥热散下去了。林清霄看着前方星光闪闪的星河木，不期然想起玉清宫的浴池是他独属的，那是一方活水，引入天下最纯粹的灵泉。林清霄需要运功散热时，就在那方池子中进行。现在，洛寒就在那里沐浴。 林青霄强行打住，不让自己继续想下去。无论他的年纪还是他的身份，都不允许他做这样失礼的事情。林青霄吹了许久夜风，终于听到里面传来细微的动静，似乎是洛寒出来了。林青霄站在门外，头一次感觉到进退两难。不进去，他担心洛寒；进去的话，年轻女子出狱。 他闯入成何体统啊林青霄两难间，身后的门开了。洛寒头发披散，衣服轻薄，浑身上下都带着刚出浴的水气。洛寒握着门，诧异的看着他：“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林青霄回头只看了一眼，立刻将眼睛移开。他的目光停留在洛寒眉间，不好再往下看。屋里沉闷。 出来提提神。洛寒嗯了一声，没甚好气的问：“你还要待多久？连我睡觉也要亲眼看着吗？”林清笑尴尬，他侧过脸说：“你若累了，就早些休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”洛寒随意应下，就要关门回去。林清霄看到，拦住他的动作：“等等。” 你头发还是湿的。洛寒低头看自己肩上的发丝，不在意道：“一会儿就干了，反正我又不会生病，随他去吧。”这如何能随便？林清霄像极了一个长辈，为叛逆期的小姑娘操碎了心。神躯虽然不会生病，但平时若不注意，会逐渐在体内积累寒气，对你的修行不好。何况，你现在本来就在养病。 洛寒眼神一动，笑着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 <laughs> 好啊，但是我的梳子在储物戒指里。”林清霄眼睛都不眨，说：“寝宫中有，我让人备了一整套梳妆工具，都在梳妆台上。你还缺什么？我这就下令让他们治吧。”洛寒心里生出种微妙感，没想到林清霄连梳妆首饰都准备好了。 准备的这么齐全，林清霄真的是昨夜被刺激到，才生出将我关起来的心思吗？洛寒不气馁，换了个说法。可是我用不惯。天大地大，任你再精巧的用具，一句用不惯就可以抹杀全部。洛寒心想，这样林清霄就没辙了。没想到他说：“你不习惯，那我来帮你。” 他拉着洛寒坐在镜前，从桌上拿起一柄玉梳，顺着他的头发轻轻梳到底部。林清霄的动作非常细致，完全没有扯痛洛寒的头发。他握着洛寒的长发时，宛如在拿着什么宝物。洛寒从镜子中看着他的动作，问：“你宁愿浪费时间一整天被我支使，都不肯把戒指给我？” 林青霄将手心黑缎一样的头发烘干、理顺，轻笑说：“我巴不得你支持一辈子。”宫殿深深，门窗半开着，一阵清风穿过门扉，卷入纵深的宫殿，带来夜晚独属的缠绵味道。林青霄很快将洛寒的头发全部烘干，发丝从他手中滑落，如瀑布般整齐垂在洛寒身后。 饥渴极地。林青霄将他的头发整理好，轻轻摸了摸洛寒的头顶，说：“夜深了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”说完，他就后退一步，消失在殿中了。洛寒对着满室清寂独坐良久。第二日，果然，洛寒起床后没多久，林青霄就到了，他陪着洛寒用了早膳。 然后就带他去玉清宫前殿，他和朝臣议事时，便让洛寒在侧殿写写画画，有时还会过来检查洛寒的进度。洛寒简直怀疑他是借机报复。那根锁链打开后，两人都没有再提起。那个链子本就是无用的，因为林清霄把自己变成一条锁链，两人一同用膳，一同出门，一同消磨时间。 林清霄甚至想为洛寒培养一套健康的办公作息，这样他们批复公文的时候也能在一起了。洛寒刚来到仙界的时候被他逼着学习，现在竟然被他逼着工作。天帝的工作量非常可怕，洛寒被迫陪着林清霄加班，欲哭无泪。不行，他必须早日拿到他的储物戒指和菩提根木，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。 傍晚，洛寒已在桌边涂画，他一转头就见林青霄正坐在窗边专注地批复奏折。洛寒低头看看自己的儿童简笔画，再看看林青霄工整漂亮的行楷，感受到一丝愧疚感。他睡觉的时候，林青霄在批奏折；他玩平板的时候，林青霄在批奏折；他无所事事的时候，林青霄还在批奏折。这简直是六界劳模啊！ 林青霄察觉到洛寒探头探脑，他放下笔说：“饿了吗？先去用膳吧。”洛寒嗯了一声，他起身时无意说：“嗯，最近天气冷，突然想喝灵酒。”林青霄静静扫了洛寒一眼，对仙娥们吩咐说：“去取玉汁酿了。”膳食摆上来后，仙娥们不必吩咐，自动退下。 林青霄端起酒壶，亲自倒了两杯酒，说：“玉芝酿用一百零八种灵药酿成，有调养身体、精粹修为的功效，但是后劲大，不可多喝。”洛寒应下，他拿起酒杯，见林青霄没有要动的意思，问：“你不喝吗？”林青霄摇头：“一会儿还有公务呢。”“你一年十二个月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每一刻都有公务。” 洛寒轻审了一声，说：“普通日子放松一下，你都不喝吗？”林青霄看着洛寒笑了，说：“好。”林青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洛寒立刻再给他满上。林青霄喝酒的时候都是平静的，他面容白皙，表情清冷，几杯酒下肚，脸上没有任何表现。 如果不是洛寒亲手倒的酒，他简直怀疑林青霄在喝水。洛寒试探的问：“哎，你好像酒量很好的样子。”啊。没错。林青霄饮酒后，一双眸子变得更加莹润晶亮，黑得惊人。他眼底带着了然的纵容，含笑看着洛寒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